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一集。洛涵对林清宵有信心，他从小习武，拳脚功夫并不差。相比之下，云梦涵才是真的危险。洛涵换了个角度。 高声对云梦寒喊：“你快退回来！他俩一会儿若是把铁锁打断，你就危险了。你还没走出多远，很快就可以退回来。”叶崇玉听到，眉头一皱：“不行，我神你胎还在云梦寒手里，我怎么能让云梦寒回到另一边？”梦儿，先前都是误会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的命，你随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云梦寒迟疑了。 往前还是后退啊？他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这两个方向将通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。洛寒看到云梦寒竟然还真的迟疑了，简直想冲过去撬开他的脑壳，控控里面的水。真是记吃不记打，这都能心软，洛寒也是服了。洛寒说：“你手里的孩子根本不是婴孩，他是魔神的伪装，他一直在利用你，趁他现在虚弱。” 杀了他！云梦寒茫然了。洛寒和林青霄说这是魔神巫族，将信将疑。云梦寒却一下子就知道那是真的。云梦寒早就有所感应，他只是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真正来历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。云梦寒虽然为了爱远嫁魔界，可是他骨子里还是个仙族。他小时候在下重天混迹，他知道一旦魔族昌盛。 对底层先祖的伤害会有多大？理智上，云梦涵知道他此刻应该按照洛寒的话杀掉魔神，可是他低下头，看着怀里幼弱的、无辜的、全心依偎在他怀里的婴孩，实在是无法下得去手。叶崇玉想动手抢孩子，被林清霄拦下，两个人全靠自身武力在铁索上拳脚相加。 云梦涵被夹在这两人之中，晃动的幅度愈发凶险，渐渐手都抓不住了。惊心动魄之中，迷雾下方忽然传来一阵妖异的红光。洛涵回头，发现光源正是巫族村落的方向。洛涵倏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不好，巫族有难！地下祭坛，巫族人匆匆忙忙往里跑。 整个地坛混乱又压抑。小离站在墙壁边，不断抬头四望。阿婆见他不安生的样子，立刻拉住他。小离，你要去哪儿？”阿婆。小离慌忙说：“阿玲好像还没进来。”小离当时为了和云梦涵去村口看热闹，临时将孩子托付给阿玲和婆婆。 现在过了这么久，阿玲一直没出现，小黎越等越担心。什么？阿婆吓了一跳，连忙回头看。此刻祭坛中人多，一眼扫去很难分辨出谁是谁。阿婆一边寻找，一边对小黎说：“可能阿玲坐在另一边了，你不要动，我去找人问问。”阿婆将小黎安置到石头边儿。 自己分开人流，去门口找地坛的负责人。小离留在墙角，怔怔的出神。他一会儿想到云梦涵，一会儿想到今日惊鸿一见的男子，一会儿又想到阿玲。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，比他过往十来年都要丰富。原来外面世界的人那么多，那么复杂。小离愣神间，听到地坛门口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。时间到了。 地坛石门要关闭了，小黎吓了一跳，连忙喊道：“长老，那里和婆婆还没进来。”长老听到这些话，有些犹豫。石门开合一次十分麻烦，还有村民没有进来。按道理他该等一等，但是大祭司临走时吩咐要尽快将祭坛封闭起来。长老犹豫间，听到外面传来少女的呼唤声。 少女的声音宛如银铃，说话时又急又脆。等一等，我还没进来。是阿玲的声音。长老下意识地停住石门，几乎一眨眼，阿玲就从石门的空隙里钻了进来。小离看到阿玲终于进来，长长松了口气。啊，阿玲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遇到什么事儿了。阿玲擦了把头上的汗，说。 <laughs> 我刚刚跑得急，把脚崴了。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你们可以帮我吗？巫族村民想法简单，听到阿玲求助，许多人想都没想就应好。小黎闻言十分焦急：“你脚崴了，给我看看。”小黎跑到阿玲身边，正要抓住阿玲的手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“阿玲，婆婆呢？”就在这时。 阿玲突然五指化爪，直接探向小离心口。小离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从小玩到大的伙伴。阿玲眼睛中闪着红光，笑容僵硬诡异。既然你愿意帮我，那就把你的血全部给我吧。地毯内顿时大乱，许多人惊慌地往外跑，然而石门坚固，根本无法撼动。 启动石门需要很长时间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所有人都和魔鬼困在一处。他是那团黑影，他根本没走。长老一边开启石门，一边组织族人反击。纷纷扰扰中，阿玲吸干了小离的血，又走向下一个。女娲后人的血果然有奇效，但是这些还不够。 远远不够。女娲后人的血可以解开一切封印，但是巫族传承了这么多代，体内的女娲血脉被无限稀释，几近于无。魔神碎片想要打开封印，得需要很多很多血。长老用力打出一道法术，拼尽全力击杀魔物。然而长老打中的只是阿玲的躯体。 一团黑气缭绕着一个银瓶，从阿玲身体飞出，阿玲的身体立刻瘫软下去。魔神碎片被封印在玉镜瓶中，他神格破碎，失去神的能力和思维，止于一腔怨恨。随着时间流逝，魔神碎片久久得不到自由，怨气也日渐庞大，渐渐成了一个新的怪物——禁魂。 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魔神了，他和逸散在外的魔神碎片也不同。散在外面的魔神碎片虽然同样一心仇恨，但毕竟是自由的。他却亿万年囚禁于小小的玉净瓶中，内心早已变态了。现在的他只想杀戮，杀戮，将整个六界杀空，无论仙魔神鬼，一个都不要留下。他身上的封印越来越松。 实力也越来越强，他伸手，同时抓住好几个巫族人，直接划破喉咙吸血。当初女娲将我封印，如今到了还债的时候了。你们如果在黄泉路上相遇，务必记得，害死你们的，正是你们心中的神灵女娲。祭坛中心立着一座巨大的女娲石像。 神像原本目光悲悯，神情平和，如今他的眼睛中流出血泪，最后猛地崩裂，化作一堆齑粉。禁魂身上的封印也彻底被破坏，一道红光从祭坛中心射出，直冲天空。洛寒看到巫族村中冒出红光，心知不好，立刻道：“巫族有难，我们立刻回去。”所有人都被下方的变故吸引了视线。 林青霄趁机逼到云梦寒身边，一剑刺向他。云梦寒还抱着孩子，突然看到林青霄挥剑向他袭来，吓得浑身僵硬。扑哧一声，林青霄的剑尖刺穿孩子心脏。那个孩子剧烈挣扎了片刻，很快化为虚无，只剩下一缕黑气缭绕在林青霄的剑尖。云梦寒呆立当场，久久无法反应。 方才他以为林青霄要杀的人是他，不过想来，就算真的是他，林青霄动手时也不会有丝毫犹豫。云梦涵还呆着，不知道自己该悲伤还是该庆幸。林青霄看到剑尖上的黑雾，不由皱眉。这是魔神的一部分分身，但并不是所有。按理，就算封印松动，魔神也不该逃逸出这么多的。 林青霄抬眼，冷冷看向云梦寒：“你们将玉净瓶的封印解开了。”云梦寒嘴唇嗫动，最后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那天晚上，小离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用自己的血帮他们解开封印。云梦寒见孩子没有反应，以为并没有影响，原来已经起效了。林青霄没有再看云梦寒一眼，飞快往山下赶。 他先前并不知道玉净瓶的封印竟然解开了一部分，导致他错误判断了魔神的实力。现在一部分魔气被林清霄的剑气消灭，一部分化作这个婴儿，还有一部分藏在巫族村子里。玉净瓶的封印并没有完全解开，巫族危险。洛寒和林清霄用尽最快的速度。 但是他们才赶到一半，前方猛地传来一阵气浪，差点将众人掀倒。林青霄反手扶住洛寒，等那阵气浪远去，一道刺眼的、散发着浓郁不祥气息的红色光柱直入天空，仿佛一柄尖刀要将天地割成两半。洛寒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一瞬间仿佛回到仙魔大战。他刚穿越时，天地间。 就贯穿着这道红光，远远看着就给洛寒带来极大不适。原来这就是上古禁术，难怪必须他回来才能阻止禁术，因为原本上古禁术就是他和林清霄搞出来的。他杀了魔神，多年后魔神以这种方式报复他，天道轮回，因果昭昭，谁都无法例外。禁术现世。 世界蒙难，光柱散发的不祥气息惊动六界，一团黑雾从光柱中飞出，带着长长的红色尾光，哈哈大笑着飞向外界。 <laughs> 毁灭，全都毁灭吧！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